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七十八集，这次天宫为了捉拿吞元兽、拿回镇魔石，实在是下了大手笔。天帝甚至动用了天宫的镇宫之宝——镇妖塔，正在青龙族的少主易华轩手中。 易华轩见困魔锁已经基本成了，就暂时放下对困魔锁的关注，而是从储物空间中拿出镇妖塔，一心操纵起镇妖塔来。他现在的修为不足以驾驭这样的大型法宝，但是在吞元兽被困魔锁关注的情况下，将吞元兽收入镇妖塔中还勉强能行。易华轩艰难地操控着镇妖塔，场中其余人捏了把汗。 都紧张地注视着易华轩。众人注意力转移，都不曾注意林崇玉此刻的表现不太对。不远处的树林中，魔族三人躲在隐匿气息的法宝中，两个属下焦急地催促魔族护法：“护法，快发动魔引！再耽误下去，突然说就要被他们抓入镇妖塔了。”镇妖塔是仙界镇宫之宝，禁制重重。 魔族就算拿到了镇妖塔，也没法破坏外面的保护阵法，所以他们必须趁仙族没有祭出镇妖塔前拦截吞元兽。一旦吞元兽被吸到镇妖塔里，他们这一趟就前功尽弃了。再等等，魔族护法一直密切注意着前方的景象，他是一个很好的猎人，十分耐心，他一直按兵不动，直到。 到了他预料的时机，才突然引爆魔引。林崇玉今日不知怎么回事，心神恍惚，对抗吞元兽时频频失误。但是他要强，即便自己做错了，也不肯让给其他人，而是一直顶在前面操控困魔锁。素隐月在旁边看的简直心急如焚呐，幸好没有影响大局。如今大事已成，素隐月不知不觉松了口气。 正在这时，林崇玉眼中忽然闪过一抹妖异的红，他也不知为何骤然爆发出一种力气，莫名其妙松开了手中的困魔锁。如今正是仙族和吞元兽角力的时候，八方困魔锁各自就位，压力平摊，困魔锁才十分稳固。一旦有一个方向突然撤离，其他七角有的被绷紧，有的变松。 被绷紧的控魔锁承担了好几倍压力，砰的崩断。这就是恶性循环，一条断裂后，如同连锁效应一般，其他绳索也砰砰砰断裂，仿佛只是一眨眼，明明已经大功告成的局面就全然翻转了。所有人被这个变故打击的措手不及，洛涵都没留意发生了什么，绳索碎裂就传到了他这里。 洛寒感觉到手上的压力急剧增加，他浑身的灵力简直瞬间被抽空。洛寒立刻从更远的地方调来灵力，用尽全力稳住手中的绳索。他们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如果他这里稳不住，后面的困魔锁也难逃厄运。其他人看到困魔锁崩裂之势停止在洛寒这里。 都来不及思考为什么大阵坍塌，赶紧取出新的困魔锁重新搭建，试图尽快分担洛寒的压力。林清霄一直在专心控制傅灵阵，他感受到什么，惊讶地睁开眼睛看向林崇玉。控制阵法要纵观全局，林清霄的神识一直覆盖全场，林崇玉的小动作能瞒过其他人，却瞒不过林清霄。 素隐月也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抬头看林崇玉。素隐月就站在林崇玉的身边，刚才那些异样，她也注意到了。林崇玉为什么突然放松困魔锁？然而这还不止，林崇玉手掌掩在袖下，借着拿困魔锁的动作，忽然朝对面飞了道灵气刃，这道灵气刃直奔困魔锁而去。 对面的困魔锁本就到了极限，一旦受到外力攻击，必然断裂。林青霄脸色冰冷，毫不犹豫发出一掌打向林重玉。落在其他人眼里，就是林青霄突然伸手攻击林重玉，变化实在太快，所有人都忘了反应。那一瞬间，苏隐月本能地扑上前，替林重玉挡住攻击。 林重玉借着这一下，顺利发出了法术。素隐月被林青霄一掌打得立刻吐血，林重玉从后面接住他，一脸震惊地看向林青霄：“林青霄，你做什么？”林重玉话音刚落，对面的困魔锁崩了，压力寻到一个出口，周围几道困魔锁也紧跟着断裂，霎时只剩下洛寒手里这一条还存在着。 林青霄脸色骤变，都顾不得理会林崇玉的话，立刻挡在洛寒身前。然而还是晚了，困魔锁上由所有仙族弟子凝聚起来的巨大灵力一起涌向唯一的困魔锁，林青霄只来得及挡在洛寒身前。砰的一声巨响，整个困魔阵崩塌，洛寒和林青霄齐齐受到剧烈冲击，洛寒瞬间气血翻涌。 喉头涌上一股腥甜，他都是如此。林青霄挡在他前面，受到的冲击只会更严重。洛寒连忙去看林青霄的状况，林青霄脸上的血色一下子变白，手都变平了。刚才那一下，无异于被在场所有仙族全力打了一掌。林青霄为了救他，生生挨下了。洛寒现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早就防着男主化魔，但是他记得剧情中男女主第一次和男主堕魔之间，隔了许多爱恨情仇，所以洛寒以为林崇玉现在已经被魔族蛊惑，滋生心魔，但是离正式堕魔还有一段时间。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林崇玉会在对战关头从背后捅刀，分明书中林崇玉感情上是渣男不假。 在外面却很受属下拥护，可以称得上一具奸雄。林崇玉怎么会做出这种没品的事儿啊？然而现在已经不是纠结男主人设和剧情不一致的问题了，吞元兽早就被激起凶性，现在束缚他的困魔所断裂，他大受鼓舞，立刻全力朝外面冲来。他来的方向正是洛寒和林清霄所在的方向。 然而，林青霄刚刚受了重伤，洛寒现在体内气血都不稳，他们俩怎么挡得住吞元兽全力一击呢？那一瞬间，仿佛世界离他们远去。洛寒瞳孔中，吞元兽的身影越来越近，连周围人的尖叫声也变得模糊起来。林青霄唇色苍白，冰冷的手指抚上洛寒的手：“你快走，我一个人撑得住。” 洛寒怎么会相信他的话？刚才变故发生时，受到冲击的本来该是洛寒，是林清霄想都不想挡在他前面。要不是林清霄现在洛寒已经身归天地，准备下一次生出灵智了。这次是实实在在的救命之恩，洛寒怎么可能在危难关头抛下他呢？自己躲开。天地的岁月已亿万计，他若是死了。 下一次生出灵智，至少需要数万亿年，而那个时候，说不定林青霄已经发动战争，把六界都打塌了。他只有这一次机会，他若是死了，不会有机会重新聚灵。而且，就算世界侥幸没有毁灭，天道再一次生出的灵智也不是洛寒了。他不能死，他也不会让林青霄死。 世界一切动静都在洛寒眼前放慢。他想起菩提树的话：“你是天道，不在六界，不入轮回。世间唯有你可以无视空间与世间，自由穿梭过去和未来。我可以超脱时间与空间之外，可以穿越时间，那空间呢？”洛寒眼前的世界骤然扭曲，变成了一片纯白。 而这时，原地的仙族弟子们只看到吞元兽向洛寒和林青霄奔去，随后白光一闪，吞元兽、林青霄、洛寒都消失了。所有人的尖叫声都没有消散，原地已经不见吞元兽的身影。邹继白和叶子楠正在飞速奔来，可是不等他们到达，洛寒和林青霄就不见了。 邹继白和叶子楠面面相觑，脸上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他们俩人呢？洛寒和林青霄莫名失踪了，其他人也赶过来看，上上下下都找不到两人的踪迹。奇怪，他们去哪儿了？还有吞元兽？有弟子指向一片狼藉的空地说：“吞元兽也不见了。” 易华轩分开众人走过来，他看了看周围毫无打斗痕迹的现场，又拿出通讯令牌，发现令牌中完全没有另外两人的气息，仿佛在这个空间里消失了一样。易华轩若有所思说：“多半是阵法。”“什么？你们别忘了，希尔米海折叠着空间阵法。”易华轩说。 虽然我们推断今日地形不会变，但这终究只是猜测。希尔米海演化千万年，不同阵法重叠，有可能会产生新的空间。他们两人及吞元兽多半是正好赶上空间变化，被抽走了。这个说法放出来后，有许多人质疑：怎么会这样巧？易华轩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 <sighs> 那不然呢？” 只有这一个解释，其他人只能选择闭嘴。叶子楠听到洛寒和林清霄被空间抽走，也不知道该松口气，还是该更加担心。如果他们被抽到不同空间还好，若是正好和吞元兽在一处，洛寒和林清霄都有伤在身，遇上狂化的吞元兽，这可怎么办呢？叶子南一颗心又是担忧又是害怕。 最后都化作一腔怒火，冲着林崇玉而去。叶子楠在队伍中向来是吊郎当的，他虽然比众多仙族少年大了至少一辈儿，可是因为为人骚包，性格随和，其他人并不把他当前辈看。现在叶子楠突然沉下脸色，许多人竟然被射住了。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集更精彩哦！